辩论会联名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整本圣经是用哪些字来开始的呢？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上帝。”我们今天的崇拜仪式是用哪些字来开始的呢？奉父子圣灵的名。使徒信经是用哪些字来开始的呢？我信上帝。 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崇拜、我们的信经，都是以上帝的名来开始的。圣经、崇拜、信经的意义和内容，也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今天在教会年是圣三一主日，在这一天，教会就好好的思想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首先，我们应该先简单呃呃说什么是上帝。 还有什么不是上帝？唯一的上帝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有三个位格在这唯一的上帝里面，有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只有一位上帝。有点像数学里面，如果用加法的话，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但如果用用乘法的话， 一乘一乘一等于一，有三个一，但是还是一个一。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父子圣灵，但是只有一位上帝。那关于这位上帝，包括每一个位格、父子圣灵做些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谈。但我们现在看什么不是上帝？ 关于这什么不是上帝的问题，我们可以从马丁路德在他的小问答里，在他第一个第一条诫命，他如何解释这个第一条诫命，可以从那边开始看。在第一条诫，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应该都熟悉。路德解释说：“我们应该敬畏、亲爱、信靠上帝，过于一切。”那么，当你敬畏。 亲爱或信靠任何其他的事情，过于你敬畏、亲爱、信靠唯一的真神的时候，你就有别的神。那么一个别的神，也就是假神，可以包括一大堆东西。首先，这当然包括一个偶像，一个偶像就是明明的有假神、有别的神。这个偶像像那个佛像，就是一个假神。 当你把这个像，比如这个佛像或任何一个东西，比如像石头、树木或者太阳，当你把这些东西当做你的神，你认为这个真的可以帮助你的时候，你就是有别的神。但是除了这个拜偶像之外，有些宗教，比如伊斯兰教或者犹太教，他们不会拜一个物质的东西一个偶像，但是他们的神也不是。 真神绝对不是，因为他们的神不是那三位一体的真神。虽然这两个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他们会用旧约圣经，其实还有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用整本圣经，但是这些宗教都否认上帝是三位一体，特别是因为他们否认有那位圣子上帝。 是加上人性的，他们就是激烈的拒绝相信耶稣是上帝，因此他们所拜的就是一位假神。那么讲到这里，我想我们这里的人应该都不怎么会因为我刚才讲的两种有别的神的例子而违背一条件，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有别的神的方法，那在这方面我们都有问题。 那就是说，当你敬畏、亲爱、信靠任何东西过于真神的时候，你就有别的神了。比如说，你是不是敬畏其他的人？比如说，你的朋友或者同事，你敬畏他们过于你敬畏上帝？那就是说，你考虑那些人如何看你。 过于你考虑上帝如何看你，另外你是不是亲爱你的孩子？过于你亲爱上帝，你是不是信靠金钱？过于你信靠上帝？那么考虑别人怎么看你，爱你的孩子，工作赚钱这些当然本身不是不好的，特别是爱你的孩子，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常常过于。 做这些，因为我们太敬敬畏或者害怕别人，我们就做上帝不喜悦的事，为了讨那些人的喜悦。因为我们太爱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孩子的各种活动就比教会的活动，包括逐日崇拜更重要。 为了赚多一点钱，我们就牺牲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也牺牲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虽然我们家人根本不需要那多一点钱，他们所需要的是你本人。我们有时候也会一直想啊，如果银行多一点钱，我就可以放心。这些都是有别的神的例子。 因为我们太我们的敬畏、亲爱、信靠都放在其他的地方，没有放在三位一体的上帝上，这非常不容易做到遵守一条件。我知道，我们就是罪人，我们每一天需要上帝的赦免，因为我们每天犯一条件。是的，我们常常没有敬畏、亲爱、信靠上帝过于一切。 但是这位上帝还是爱我们，他所创造的人，就像那首歌所说的：“圣父创造我，圣子救赎我，圣灵他使我成圣，在他的爱里，圣父创造我，也差遣圣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这个罪人，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代替我们做一切我们自己。” 所做不到的，包括完全遵守第一条诫，耶稣完整的敬畏父上帝，他只考虑父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而他不理别人怎么看他。耶稣也完整的亲爱上帝，他为了他牺牲了一切，耶稣也完整的信靠父上帝，他即使受苦，受极大的苦。 但是他还是信靠他的父，确信他的旨意还是最好的。耶稣都做了，也代替我们做。他当然也代替我们受我们罪人应该因因为我们做不到而应该受的惩罚。接下是圣灵，他使我成圣，他使我连接于耶稣的圣洁，因此我就成圣了。 圣父，现在看我是完全遵守了第一条戒的，因为在那圣灵所赐给我的那与耶稣连接的信心里，我就是遵守第一条戒，我是完全圣洁的。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节，特别提到圣灵所用的一个工具来做这个成圣的工作。 那那个功绩就是圣洗礼。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其他的地方特别指出，这洗礼与圣灵是特别有关的。比如，耶稣在约翰福音说。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还有保罗在提多书说：“上帝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我们若回到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耶稣说门徒给人施洗的时候，他们是要奉三位一体的真神而给他们施洗的。这样，你们每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你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了，因为当时上帝的名就被放在你们身上。你们现在有个新的姓，就是姓名的姓，新的姓是这样，就像。 你得到肉身生命的时候，你就是得到你世上父亲的姓，像 Nina、郑立新，啊，他姓郑的，他是姓郑的，因为他父亲是郑玉志，就像那样。那么，当 Nina 郑立新他去年受洗的时候，因此得到灵魂的生命，他当时也就加上了一个属灵的姓，就是父子圣灵这个姓。 他现在是，他现在他的名字是父子圣灵郑立新，这是他的名字。在基督里面，在受洗的时候，他就得到这个新的信，他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所有受洗的人也一样，都是上帝的儿女。在这个正道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圣经、我们的主日崇拜，还有使徒信经，都是以上帝的名来开始的。现在我们可以加上一个。 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当上帝的儿女，也都是以上帝的名、父子圣灵的名而开始的。就是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是上帝所开始的，也是他保存的，也是他成全的。希伯来书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耶稣，上帝开始并成忠我们的信心。最后上个礼拜在 VBS 小孩子的暑期圣经班的时候，我们几个大人看腓立比书，在那里我们读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使徒保罗说，他深信在呃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就是上帝。 他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是的，上帝是那位动了、开始了一切好善功的，包括他开始了创造了宇宙、整个世界，也包括开始了创造了在你里头的信心。上帝也一定会成全他一切的好善功，包括你的信心。 他会借着他的道保持你在基督里，一直等到那天你亲眼看到他，在他再来的日子。感谢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阿门。奉父子圣灵的名。